锵锵三人行，咱们也来支啊！支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今天这个你们俩都跟财有关系啊！叶美女，咱们把这个教主啊 <laughs> 教主找来了啊！他是白兔教教主，因为他属兔的。哎，真的， <laughs> 任总，哎，你不但是来到我们节目啊，让我们节目具有了春晚的性质，是吗？那 <laughs> 你为什么不上春晚呢？啊，他们没人邀请我啊！这这还他们怎么邀请我？ 看来你们眼光不如你，没有不不不不不， <laughs> 邀请我我也得考虑考虑。啊，还以为能想邀请我就能上春晚啊？哦，对对对，哎，我们春晚了一下，咱咱们导演可以来来来看一看，这个我们枪枪版的，你看春晚，哎，啊，瞧见没有？哦，看到。哎，你再看下个， <laughs> 人家这个宋丹丹还说了。 看着我不像江青， <laughs> 哎呀，你你什么时候把这弄上了？丹丹的老公真的是做房地产的吗？ <laughs> 是。哦，那为什么他就有点不太高兴呢？他最主要，他觉得那房地产那个产权不归他。 <laughs> 要是都产权归他了，他就高兴了。哎，那这个他倒是觉得做房地产商。 感觉还挺有职业自豪感的，对吗？当然有自豪感了。呃，为什么？这城市这么美，不都是我们弄的吗？这城市这么难看，也是他们弄的。所以宋丹丹说：“ <laughs> 求求你了。”但是刚才叶檀说，你还真是属兔的，属兔的。所以今年咱们真对了，这叫宏图大展，大家恭喜发财，发大财！这呀，这恭喜发财呀！我说我们选这个主题，我觉得这真是中国人民呢最深切的愿望。 我现在跟人拜年见面就是恭喜发财。嗯，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只有财才靠得住呢？因为男人女人全靠不住，是人都靠不住，只有物质能靠得住，所以就恭喜发财。我先祝你们了，恭喜发财。哎，历史上都是恭喜发财，都是恭喜发财。就是革命以后，就这个财呀就立不住脚了，因为有财会被剥夺权利。 但是你说哈，最会发财、最会挣钱的，他们说是犹太人。我那天看见一本书啊，就分析说犹太人呐，跟这个中国人啊很像，但但是有一点不像。就这本书里讲啊，说犹太人呐，这个只相就是不相信任何不动产，只相信动产。你看犹太人，这你这你搞错，一般搞金融啊，金融家族啊什么的。但是我就发现，不同中国人很要这个不动产。呃，你说错了。呃，为什么？因为。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或者说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就是想信也没。他现在没办法。中国人老说地大物博，他有自己的土地。嗯。所以过去中国人打仗不敛财，首先敛的是土地。到天历史战争中，他大部分这样，不是我要这个攻城略地。 这个非常重要。呃，到今天还是这样嘛，各地政府不都是攻城略地嘛？哎，但是呢，过去我就说你们房地产商确实给人印象不好。但是呢，最近我是看了叶檀写的一篇文章，嗯，我真是学到了点东西。啊，原来说现在这个房子的价格之所以这么高啊，嗯，他算笔账，我很模糊的记得吧，嗯，少的说一半儿。 多的甚至超过一半，嗯，原来这个价钱都是政府、地方政府拿去的，那也叫财，恭喜地方政府发大财。哎，我就要说说啊，你们，你你你这个预计一下，这个二零一一年，你们两位说说这个房子会怎么样？只要政府想发财，房子还一样。那叶檀说说。 我觉得现在政府特别难，政府也不是一块铁板，有的政府想继续发财，有的觉得发的太多的有点后背后脊梁有点冷，所以他就想抑制一下。所以我想明年应该是二三线城市，我已经不看好一线城市，了，我看好周边的那些城市。但是二三线城市现在不是下达这个限购令了吗？嗯，对这事儿你这个怎么评价？怎么讲？就是他自己拿不出好的办法了。 或者拿不出一个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就是说干脆一刀切，不让你买了。本来应该是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所以他把市场的供求关系不以增加供给为主，而是以限制需求为主来进行调控。那很很明显啊，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去解决供给问题啊。 哎，他们现在说呀，说是什么？我那天听他们说，郑州的房子都卖到三万多，呃，一平米啊，嗯，很少，呃，几乎应该说大头还没有那么多，是吗？没有。但是他现在说二三线城市不是限购吗？限购不是列了一部分城市？对。我怎么听说这限购令一出来，就造成了没有列进去的，另外的一些二三线城市房价蹭一下也上去了。那就是说，你把一部分货币资金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嗯，当你在一个地方去限制它的时候，它没地儿跑了，水就在这儿立个水坝，它就会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它这很正常，它它有意识的创造这个饥饿恐慌，我这些就叫饥饿疗法。你还记得咱们这个苹果，这个手机就饥饿疗法，对不对？它一年就生产那么多，然后他说我不。 你你要买，你得排队啊，那不价格就上去了嘛？我们现在也是的，都没到点子上。但任总也不对啊，待会批你。现在就批。不饥饿疗法是因为它是主动的垄断结果。嗯。如果它没有垄断条件，它没有办法形成饥饿。尤其是政府，你看看各个地方政府，通常上半年都基本上不供地或者很少的地。按去年来说，大部分上半年到六月份为止，只完成了百分之三十的供应量。对。 应该是百分之五十嘛，你就百分之百分之二三十，就是让你饿着，让你渴着，所以下半年地才能值钱啊，它是有意而为的东西啊。 所以，所以你想想看，第一他不供地，然后他下半年才供；第二他告诉你，他说我告诉你我要限购，就告诉你房价得涨，要不然我限什么购啊，对不对？大家一紧张就去买。还有一个，有的地方说推房产税，推房产税你就推啊。他说存量不增，增量增，也就是说你以前买十套，我不增你的房产税，现在你新买了，我就得增。那搞得那些人紧张啊，我得赶紧把我赶紧买房。你想想看，北京买车也是这么回事儿。 我得赶紧买啊， <laughs> 对不对？我不买我傻啊。所以，所以这这个是政府的问题，那个人总的问题刚好跟政府相反，他是他不给别人活路，知道吧？对。就是。 我从来都是给别人活路，一点活路也不给别人。他说你要征房产税，他说你剥夺民财，然后你要这个，你你要呃限制限制限购了。他说你是这个不市场化，饥饿呃饥饿疗法是我说的，我也批啊，我这个是跟跟你站在同一立场 <laughs> 上。那么半天你跟我站在一条但是那个，但是还有比如说他限制这个贷款什么的。 这一点也不市场化，就应该按照市场的规律来。那这样就没办法做。我们说到最后，怎么没有办法做呢？我就很奇怪啊。啊。市场化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做呢？市场化可以有很多很多办法呀。你说把这个。你比如说说限购的问题，对吧？如果说限购车辆，应该正确的理解叫做我们尽可能的提高成本，去减少车辆的拥有量。嗯。但是你不一定非要用限购的办法。上海为什么不用限购的吗？提高成本有很多种啊。 提高成本不一定说对每个人一定要提高成本，上海是牌照费，嗯，很简单。你也可以提高违约成本了。凡是违约成本提高的时候，道路自然就畅通了。比如说，我们老豆说戒烟是把几盒变成了几支，一根，对，而且是戒戒东西的戒，给那 <laughs> 个人任志强戒戒两你看看香港那个电梯上写的，抽一根烟要罚五千块钱，所以它和贫富是没有关系的。 他只是对加大了违约成本，就造成大家必须得严格的遵守纪律，我不能违规。嗯，比如说闯红灯。嗯，不管是汽车、自行车、行人，你要大大提高了他的违规成本，道路乱停车。嗯，那就道路畅通多了，最少要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运你这个，所以这个这个是两回事。他们现在算了，说当违约成本提高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把家把车买了，但是放在家里。嗯，对吧？不需要你去说停止他一天两天。 但是你违约成本如果很低的话，那我宁愿开着车到处跑，反正违约成本咱们本来下一集是聊车的，是吧？哦，看来咱们下一集就聊房子吧。 <laughs> 三这个广告之后见。哟。嗯，教主，教主，我说两句。 <laughs> 呃， <laughs> 最近我跟你们这个房地产商学学了好多知识啊！我跟你们说说，我理解对不对？你看最近的房地产的热门话题，一说今年房产税，嗯，什么重庆要收，据说深圳要成为第三个，嗯，收房产税的。但是后来呢，人家经济学家讲了，说这个房产税啊，并不能够说平抑房价，房产税就是给地方政府来钱的，增加收入的。嗯，那么增加收入就带来一个问题啊，说你收了，他们说美国收房产税啊。 人家是用来七成，用来让这个社区的孩子义务教育啊什么的搞这些。我们这个你收增加了收入，我们也不太知道你到底花在哪儿。现在按现在的规定啊，不一定能增加多少收入。哎，因为它现在是个特别消费税的形式。为什么叫特别呢？就是因为现在已经预定要实行的房产税呢，没有整个改变税收结构。 老是在某些特定的对某些特定财产，比如说超过多少的或者拥有更多财产的部分收，普通财产的部分不收，它是个普惠制度的东西，所以它收不了多少税。我们大概算算，按每年的这个超过它标准那部分计算的话，能收个三四十个亿的税，但是可能要花三四百亿的成本。 去征这三次税，他他他收的时候还是有的时候他会简单操作。这个宝塔尖是对的，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平均房价的三到四倍，确实收不了多少。那很少的那那一部分人在那儿交税，但是他那个交税的象征意义按上海那个人均面积要超过六十七十的，也同样没有多少。不是，而且数量也很少，而且再对我们超过全国超过一百平米的房子，大概加起来不到百分之二十。啊不，三六一十八的话，他就得超过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 在香港大概超过一百五平米，只有二点几。在北京也差不多，也就是百分之二或三。不不，他是，我跟你说，像北京这样的地方，他已经连什么什么山西什么县的公安局长在这儿都有几套了，他都是全国扫黄的人到这儿来。他有一百套，你没联网有什么用吗？哎，你说这个问题吧，我就跟我就我就觉得你说第一个问题很清楚，现在不能让媒体把老百姓误导了。收房产税和房和房价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二零零三年在国国务院政府文件出台这个进行房产税的试点，或者当时叫物业税的试点的时候，房价并不高。那时候它和房价是没有直接挂钩的。要出台这个，它就是一个税制改革的问题。哎，我们就是这么多年这个税制改革没有进行。对，你说单纯为了让政府多收税。 本来也不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改革的这个税制关系，就是把临时性的税收或者前期用土地出让金啊，或者外高价地啊获取的税收，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引领性税收。再没有某些国家可能达到了接近于百分之百。我们不能把让这个微博教总把我们给绕糊涂了， <laughs> 他他在绕我们误导，也不能让任志强把老百姓误导。对对。 <laughs> 我不能说误导啊， <laughs> 他那个。 房产税那个东西有用有没有用的？有的国家征收是有用，有的国家是没有用。房产税是一个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它背后还需要很多个条件来配套的。所以说，按媒体说的，就用这一个条件，就是为了调控房价等等等，就是错。对对对，这事儿已经它变成一个综合，老百姓已经清楚了，老百姓已经清楚了。我现在觉得，我作为老百姓，我不清楚的是另一个 <laughs> 呃很重要的事儿。你好几套房子，你怎么不？我哪好几套房子？你借给我？ <laughs> 不是，你自己有房子，然后。 还以你的名义给父母买房子，这不都？ 好几套嘛， <laughs> 两套就得收税啊，对不对？所以我反对收税 <laughs> 啊！ <laughs> 对，我现在说这问题，不是要平抑房价吗？嗯。然后现在看，不是北京也是限购，然后现在说二三线城市限购，限购。后来人家讲了，说目前只有十八个城市，这根本上是个热钱，就中国很多这个游资啊，很多这个钱呢没出去的问题。那么呃，咱们过去知道，就是投资在实业上面啊，这个没谱，对吧？所以投在房地产。但是他们说这就像击鼓传花嘛。 你看这儿，摁下什么葫芦浮起瓢嘛。嗯，呃，事实上你看到一直在涨，嗯，涨啊涨啊涨啊。我想问的就是，二零一一年呢，嗯，是是是，乃至于近几年呢，嗯，这玩意儿会不会是泡沫有破的一天呢？还是说它就会一直这样涨下去吗？它现在还没到有泡沫的时候啊。 哎，怎么有人说有房地产？中国有泡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呢？肯定是有泡沫了，肯定是有泡沫了，而且泡沫一定会破灭。中国的房地产，你看某投资董事长个苏仙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否认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不对不对，教主否认？ <laughs> 我们 <laughs> 只有这个人是否认的。嗯，你看看全世界的情况，如果按国家来说，它的城市化率不大到一定程度，或者城市。 居民可居住的住房按套数计算的话，不超过一比一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泡沫，全世界都如此。局部地区是局部地区，这个条件超了，嗯，那它也会出现。比如说当地的户籍人口按套数计算的话，他的房子拥有的总量已经超过了他的一比一或者一，这时候才可才有可能。这个中国现在是不够用的，而中国这个城市化率要按照我们最近的吧，就是韩国，嗯，然后日本是吧？ 按他们的城市化率水平来看，你就可以知道，了，早着呢。他韩国四千多万人口，一个大首尔就住了一半以上，两千多万人口在大首尔，那他都集中在这儿了，那别的地方就。 房子就可能说，我超过一比一了，或者超过一比一，但这个地区是没有。对对，那你说，他他是这样子，他有的东西觉得有用的，他就拿过来给我用。像房价收入比他就不看，他就看这个人口红利啊，看城城市化。但是他就没有看到像这种城市，主要的大城市啊，其实一半以上都不是本地人在买，基本上是投资性质的人在这儿买。不是本地人买的都是贵的。 啊，他愿意买多少买？所对呀，所以有泡沫嘛？所以也不叫泡沫。所以有泡沫，你承认这一点？人怎么说没泡沫呢？没有泡沫，因为他按他那个房价收入比说，他觉得很便宜。比如说那些山西的没没办法， <clears throat> 对吧？他在北京买一套这个几千万的房子，觉得便宜啊，对吧？ 它和当地的房价收入比是没有关系的，不是，所以用房价收入比通常是个错误。教授，你不要这样，这这不能叫误导老百姓。啊，他我这问题呃背后隐含着是什么呢？就是你别老隐含了，你直接说出来就行了。买买房子啊，还靠谱不靠谱啊？能不能买房子？十几年了都买房子，今年怎么不靠谱了？我为为什么今年就不靠谱呢？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我也要针锋相对，你先说。 我我我觉得不能对，不，我先说，要不然我就没机会说了， <laughs> 要不然我就没机会说。我认为现在已经是转折的年份了，就绝对不能闭着眼睛盲目的去买房子了。以前涨得太高的地方，怎么配套设施又不好的，坚决不能买。现在就是配套设施好的，现在就是要找结构性的机会。 部分地区，然后它铁路也过去，高铁也过去了，然后又是这一个价格洼地，你说不定还有投资机会。你要像他说的，没有泡沫，闭着眼睛买害死人。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没有说过闭着眼睛买啊。这个呃呃，历史上有史以来最记载最完善的就是这个阿姆斯特丹，它那个运河两岸的那个房价啊，三百五十年的记载。 这个房价三百五十年下来，平均每年的房价这个增长速度是百分之零点二。它短期是有波动，长期来看一定是恢复均衡。我们还没到那时候呢。一定是恢复均衡。一定是到城市化率水平差不多的时候开始均衡。我认为现在城市化率达到了一比一点一以后。 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如此，各个国家。这个这个他又在误导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我们现在城市化是指那些不怎么具有消费能力的，比如说他农民要进城买房子了，你让他上楼了，你他买了他买房子。现在这些人被认为是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人，恰恰是消费能力很强的人。为什么？是因为政府在补偿费用中大大提高了，补偿费用足可以让他买一套、两套、三套、四套、五套。比如说北京亦庄的拆迁。 五十八天里都拆了二十八个村，平均。但是每一户或者每一人均大概都在百万元以上。但是你你可以完全完全可以超出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清那个村长那村，乐清恰恰不是开发商的。就是一人一万，一人一万。开发商给的一般都比较高。他那乐清是做电厂的，所以他给的低，他按工业用地算的。基本，所以我跟你说，基本所以在农村里头，大量的是因为。 其他的建设用地造成的低成本，对老百姓利益的侵犯，巨大侵犯。对，而且这个侵犯的特别多，他们但是和发展商没关系，你别把这帽子扣在发展商头上。我什么时候扣你？扣在你们头上？去年十二月，份，你们俩现在的这个状况，我认为就让我了解了中国的房地产发展的形势。真是 <laughs> 广告啊！ <laughs> 我们还没开始说呢，挣钱呢。天天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嗨，我问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二今年要不要买房子？当然得买了。呃，不不，不能随便买，不能随便买。我们去年十二月份卖了两亿两千万平方米的房子，所以去年十二月份，历年十二月份都只有五六千万，嗯，涨了三到四倍，占了全年十亿多平方米的五分之一还多。哎，不能。今年一月份到目前为止，大概是历史上三年以来最高的。 而且是高到了两倍到三倍，所以我说现在是疯狂时间，就是因为现在有人替你摁着，嗯，摁着房价的时候你不买，你非等撒手没人摁的时候你再去买？你觉得今年房子会崩盘吗？呃，不会崩盘，不会崩盘，但是房地产的黄金时间一定已经过去了。去年十二月份是疯狂时间，包括今年一月份。为什么疯狂？因为政府在事实上是在刺激房价。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说那你也就是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是为了调控房价往下走，而是为了调控房价往上走。是的，它在真实的上一直在往上走啊，一直在往上走。它如果它同比一直是在下降啊。不，我跟你三月份是最高峰十二点八，到年底只剩六点四了。 但是你看看一半儿，你看看十一月份的不，他的数据，你看他十一月份的环， <laughs> 我的数据我没数据，我从来都用的是统计局的数据， <laughs> 我我哪能会产生数据呢？任总这么多年来编造了很多数据， <laughs> 我从来不编造。不不不要听他的，现在这个市场已经疯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说老百姓买房子是疯了呢？我只能认为老百姓拼命买房子是我有需求，我的需求只是被你摁着说，我没有办法不。 是吧？当你关着的时候，我就要爆发出来了。他在刺激的情况下做出了应急反应，应急反应就去就去买房。我们这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比如说你平时不会急着去买房，对不对？你孩子还小，你不会想着现在去买房，但是知道哦，未来可能全年没有孩子小的买房子了。去年北京这些城市什么很多城市已经有限购令了，都是在符合限购令的条件下买的房子。 但是就是因为房产税还没出台，所以我说是刺激政策嘛。你看我们兔子在这儿真是要要急死人。对，就说这个房地产今年是会呃兔子尾巴长不了呢，还是不见兔子。兔子耳朵啊，鸿图大展 <laughs> <laughs> 啊！越长越长啊！这个这个房地产是个猪尾巴。 哦， <laughs> 也不像也不像牛尾巴那么长，也不像兔子尾巴那么短，它就是一个不中不长不短的猪尾巴，在那老晃，你知道吗？今年还是要买房， <laughs> 但是买房要慎重。对，不是不能说， <laughs> 房要挑点地方，挑点对哪个地方？接着为您播出民生银行信用卡地球宣言。